ื่อให้มันเกวดประกอบกับการงานที่เราทำอยู่ เราก็เจริญสติมาใส่ในใจมาสี่ห้าวันนี้ก็พอที่จะรู้ว่า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กับสติ หรือ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ับสติ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กายกับ 今天是第四天，大家第四天都很棒。第四天，我们应该学到一些东西，应该知道如何去。 觉知身，如何去觉知心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？ดูกายมันก็เห็นจิตเมื่อมันเห็นจิต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จิตคือมันคิดการไหวของกายคือผู้เหยียด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แบบนี้ เรามาดูกายแต่ว่าให้มันเร็วกว่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วลามันคิดให้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我们在觉知身的时候，没有把它，没有ให้ให้ให้ดูกายให้มันเร็วกว่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หนึ่งพอเวลามันคิด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ปั๊บเลย觉知身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发现。 我们的身体的动作比我们的念头还快。我们身体的动作比我们的念头还快。我们在做手部动作，一举手，一投足的时候，啊，常常。 跟不上自己的动作，跟跟不上自己的念头，对吗？ไม่ใช่าคำตอบจากไม่ใช่าคำตอบ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ให้มีสติไปก่อน。那么，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都不应该啊坐在那儿思维这些东西。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觉知，觉知。 不能觉知。ส่วนคิดนั้นมีสองลักษณะ ไม่ตั้งใจมันค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เองให้รู้ไวๆส่วนคนคิดที่ตั้งใจนั้น ไม่จะเป็นต้องคิดในเวลานี้ไม่ต้องหาคำตอบ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我们的念头有两种，我们的心念，我们的念头有两种，一是 我们没有故意去想，它就跑出来的事情，这是第一种。没有故意去想，它就跑出来的事情，啊，跑出来的念头，这是第一种。我们这边第二，是故意去想。 ยังไม่ต้องคิด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ยังไม่ใช่เวลาคิดตั้งใจ คิด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ีสองแบบนะอันแรกรักคิด อันนี้สอง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 แต่เวลานี้ไม่ใช่เวลา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อะไร เราม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ก่อน还有嗯一种是我们故意想去想的事情，故意要去想的事情。刚才说的是不故意想的事情。 故意，他就跑进来，对吗？那么第二种呢，是故意去想的事情，这是第二种。那么故意去想的事情呢，现在也不用想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就是觉知，觉知。 我们龙多天禅师曾经这样比喻、这样讲过：说我们的烦恼、我们的整天跑出来的那些念头，就像…… 啊，老鼠一样有些老学听说过哈，就像老鼠一样。那么我们的觉性呢，就像一只猫。那么啊，老鼠一跑出来，猫就看到。 我们不是去强迫自己，故意去责怪自己说：“为什么这个念头跑出来了？我不想让他想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他一直在想？一定不能有这样的念头。他来了，就轻轻松松的去觉知。他来了。”

我们就啊觉知一次，它来一次，我们就觉知一次。它来的越多，我们的觉知力越高，我们的觉性越强。不念，打坐之前念，不念那个路的，他们念那个路的，没解害。那么，它一来我们就知道，它一来我们就知道，这个是最有意义。 又有价值的事情。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ก็มีกันทุกคน มีกันอยู่ทุกคน มันคิด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หมดแต่ถ้าไปห้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สมถะอันนั้นไม่เอาให้มันคิดลงไปไปรู้ 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นี่ย 如果不让，如果念头来了，你不让它来，你有这种不让念头跑出来的这样的想法的话，啊，如果你也这样做了的话，那么就变成了生活。他刚才老梁讲。 就变成了在修身活它就是修止。那么我们不是在修身它我们是在修动动禅。动动禅是并不是昨天已经讲过了。如果你不让念头跑出来，就变成了什么？那么动动禅就是让大家，不管什么来的都觉知，不管是苦来的也觉知，乐来的也觉知，酸痛也觉知。 昏沉也觉知，啊，五盖来了都要觉知，啊，这是多闻长教大家的。嗯。这样能够撸起盖子了，不晓得张张路欢喜，希望你不要这样，好像要偷，要偷一样的，我们撸起盖子了。我们觉知深，我们觉知深，是现在我们练习的主要的部分。啊，就像。 有些人，啊，觉知的这个状态是不对的。什么状态不对呢？就像一个保安，一个公司的保安，每天 <laughs> 每天看着这个大门，有谁跑进来没有？有谁干坏事没有？这样是不对的。啊，嗯，就像他刚才用了一个词说，嗯，如果这个词直接翻译就是。 瞪着看，就是一一直瞪着他看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们只是轻轻松松的去觉知当下的身体的动作，而不是把这个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他看。啊，那么在这几天的过程中，有很多人都是在瞪着看的。啊，就像一个保安，啊，每天时时刻刻的在防着小偷，防着做错事的人一样。我们只是。 由是纳是，如实的出现了啊，就如实的去觉知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嗯，是。คือการสัมผัสนะไม่ใช่เอาเหตุเอาผลทำไมมันจึงคิดมันคิดเรื่อ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กหาคำตอบ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ว่าตอนมันค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ก็รู้เนี่ยรู้เนี่ยรู้มายุรู้ที่กายเนี่ย 最近天，嗯，三天，大家可能坐在那边，每天从早到晚都想了很多事情，念头纷飞不断。那么，念头来了，不是要问自己。 为什么这个念头来？然后来的这件事情要如何解决？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这件事情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呢是觉知，啊，马上回到当下的手部动作啊，进行的动作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，做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做这个是要提高觉醒，啊，那么觉醒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刚才老师又讲到说，有些人。 不去思考这个为什么念头来了，那么就去看自己的这个心脏是如何跳动的，嘣嘣嘣，是如何跳动，这样也不对啊！我不是去研究这个心脏，嗯，还有这个身体里的这个整个是怎么运作的，不是研究这个。我们只是轻轻松松、自然的去觉知当下的动作。 为的目的是提高我们的觉性，让我们的觉性不断的强大、坚强，是这样的。ก็ปกติปฏิบัติปฏิบัติมามีสติปัญญายมา หนึ่งวันสี่วันห้าวันเนี่ย พอที่จะได้คิดในทางบ้างถ้าต่อไปนี่อาจจะมีเล่นอยู่คนเดียวก็ได้

就坐在这做什么动作？那么想进行的人，就礼佛以后，我想我们半个小时比较好。啊，我们大家都在这做什么动作？半个小时以后，啊，如果想进行的人就可以进行。你想进行两个小时也可以，你想进行一个小时也可以。啊，就是大家比较啊，看怎么适合自己。那么，前三天呢？ 我们是为了要给大家打个基础。这我们够大，那么坐也可以，进行也可以。下雨我们没关系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堂里面。这个说没有，没有了。 我们就是还是在这个堂房里面，或者在这个阳阳台上面、走廊上面都可以。那么，不要跑回去房间睡觉，也不要跑出去楼外面啊。那么，嗯，大家就是还是要多用功，不是说可以做也可以进行了。 就开始放逸自己，嗯，五分钟跑一次洗手间，这样也是不对的。对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啊，可以及时的啊问老和尚或者问啊年轻的师父都可以。เราจะพยายามเป็นเพื่อนที่เขาไม่รู้สึก 最重、最最重要的是今天第四天，很多人都已经忍不住了。那么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啊不要太紧张，要放松啊，让自己放松。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你的人生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老和尚是在给我们加油，那么大家也都要加油啊。 那么，嗯，就是嗯，自己进行自己做手部动作，在这个时段内，啊，你一定要看好自己， <coughs> 你一定要看好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太放逸，哦，也不要太紧张。 自己怎么适合自己，还是一样要精进用功。如果你可以做什么动作，一个半小时、两个小时，甚至三个小时都可以。如果你可以精喜，半个小时你自己比较舒服就半个小时，那么三个小时你都精喜，也随你。那我们大家尽量就是看怎么适合自己。 เห็นกายเห็นจิตเห็นกายคือ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เห็นใจเห็นจิตที่เห็นมันคิดมันมี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ความเคลื่อน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จิตคือมันคิด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คืนเดินนั่งนอนนี่我看到，我要看到自己身，我们要觉知到自己的身啊，在动，有动有停。那么还要觉知到我们的这个心。

那你们刚刚开始练习，时间长了你们会很喜欢，因为它真的很有趣、好玩。那么，嗯，当你的嗯苦来了、乐来了的时候，你应该觉得真的好好玩，真的好笑。为什么自己啊有的时候好像一个疯子一样？你没让他乐，他就能乐出来；你没让他苦，他就自己能坐在那儿苦。 半个小时下来，一会儿苦，一会儿乐，好笑吗？真的好好笑。重要的时候我们要觉知，觉知，这个觉知是很好玩的事情哦。在肉呢，在肉在肝呢，它在变，什么都有。在骨在血都有，在肉在骨都有，在骨在血都有。

痛死了，酸死了啊！胳膊痛、腿痛、腰痛、肩痛、脖子痛，有的人竟然开始头痛了，都有啊！你不想让他痛，他为什么痛？他真的是无常的，你没办法控制他啊啊！那么这个心啊，我们的这个念头，你不想让他想那么多事情，他就是从早想到晚啊，刚才讲。 一个小时不知道想多少事情，为什么你没办法控制它？为什么它是无常的？它总是在变的。刚才老师说，坐在那一个小时，一会儿苦，一会儿乐，一会儿苦，一会儿乐，它是那么的无常，我们应该都能体会得到。

เกิดจากความรอบรู้ในกองสังขาร สังขารคือกายคือใจ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ตรงมันแดง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ตรงนี้ เราก็เห็นอยู่นี่เลยเห็นที่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มี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 เห็นบ่อยๆ มันฉลาดมันชำนาญไม่ได้ไม่ได้ปฏิเสธที่มันแสดงออกมา มันแสดงออกหมด ผมหลงก็มาแบบงูผม 我们还会发现，这三天内，不管是你迷的部分，它那它用的词是“在迷的时候”，是因为你的愚笨，或者是笨，好笨，因为你的笨才升起了这个迷，因为你是那么的笨。 升起的，呃，才出现的这个，苦。那我刚才讲清楚吗？因为你好笨，所以才迷；因为你是那么的笨，才升起了苦。啊，从早到晚不停的苦，不停的烦恼。你会发现自己是那么的笨，因为自己没有觉醒，因为自己没有智慧。那么刚才讲了，通过不断的觉知身、觉知心，你现在不笨了。 不笨，我们在座的每位现在不是笨的人了，已经开始变聪明了，一天比一天聪明了，一天比一天有智慧了。但是，这话，啊，但是，啊，这真干菩萨真经呢，见大家真经，大家从没想，大家从没想呢，它一样，去来去，去魔去佛了。 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ห็นสามันลักษณะเห็นใจลัก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ก็แสดงให้เราเห็นอยู่ 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ราก็เห็นอยู่บางทีก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เวทนา แต่แล้วถ้าเรา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ข์นั่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แล้ว 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การ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ได้ ถ้าเรา 把守关，来 boy，把守关，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说，不管神来了，你知道他，但是不跟随他，不能跟他在一起。前两天一直在讲这个，那么今天呢，是要告诉大家，你看到他，不跟他在一起，你的智慧就增长。刚才讲，你就越变越有智慧，越来越聪明了。这个。 才是东涌禅院教大家的东西。你的智慧在每一个觉知、每一个觉知的当下，在不断的增长。那大家现在修的都很棒。那个身体在动着，那门主门徒在身体外。如果我们动身体，我们的心在动。 那么，身体上的所有的出现的状况或者感受啊，我们都觉知；然后心念上的、念头上的所有的状况，我们也都觉知。然后我们就发现刚才讲过的无常，这个无常。 带我们增长智慧。那么，我们每天做的是好苦，每天做的就是好苦啊！这个苦也让我们增长了智慧。所以这三天所有的出现的状况，或者你的疼痛，你的所有的东西，都是在让我们生智慧。那么接下来还有四天，这三天你就已经学到这么多东西。 我接下来还有四天，你说这七天之后你会变得多有智慧吗？啊，所以大家还需要继续努力。这个无常和这个苦会让你越来越有智慧。最后啊，你的觉醒圆满就跟佛菩萨是一模一样的。 还是在强调来了，不管你身身体上的啊，什么东西、什么状况来了，马上知道，看见他啊。 不要去跟他在一起，你只要一跟他在一起，你就是一个字。我在老人家说苦，你只要一跟他在一起，他就苦。不管是你的烦恼、你的念头，也是你身体上的酸痛啊，还有昏沉，所有我们都算在一起。只要你一跟随他，跟他在一起，你就苦死了啊！所以每天都在讲这个，看到他，知道他。 往上觉知当下的问题，马上回到当下的工作的问题。เห็นเช่น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แล้วก็เห็นกันอยู่ว่า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เวทนา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เจ็บปวด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ร้อนเพราะหนาวให้เห็นพระเจ้า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เห็นงูพิษ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เฉยๆ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ออกไป 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ไม่เป็นนี่ออกไป ออกไปแล้วก็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ออกไปที่เป็นมรรค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ก็เป็นผล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ไม่เป็นมรรคเป็นผล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เห็นเหมือนเห็นงูพิษเราเห็นงูพิษ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ให้ไม่เข้าไปให้งูมันกัดก็ออกไป เมื่อเห็นเราก็ออกไปออกไปก็พ้นแล้วเงี้ยเห็นทุกมันยังพ้นทุก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 เป็นเส้นความหลง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เป็นมรรค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เราก็เห็นอยู่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昨天我们讲过这个啊，毒蛇，蛇啊，所有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东西啊，不管是烦恼。 斗争啊，这些都是一样，就像一只毒蛇，一只毒蛇来到了我们身边。你想怎么样？想被它咬吗？不想。那么，当你看到毒蛇在我们身边，就是你的觉知在工作。你觉知到了，你看到了身边有一只毒蛇，那么你会离毒蛇远远的。你如你离毒蛇远远的。 刚才范我们用的一个词，就是你从这个毒蛇中，你从苦中解脱。从什么里解脱呢？当下我们这三天呢，就是从你的烦恼念头解脱，从你的贪嗔痴解脱，从你的无常里解脱，从你的苦里面解脱，从你腿的酸痛里面解脱。 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ตัดสรู้อริยสัจสี่ใครใครก็รู้อยู่ตรงไหนกันมันก็อยู่ตรงที่แหละเราก็เห็นอยู่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หลงเห็นมันหลงเมื่อเราหลงเห็นมันหล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นี่ย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 มาเป็นคน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มาเป็นคน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ตัดจะรู้อริยสัจสี่คือ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 ผล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เหตุการทำความหลุดพ้นพ้นจาก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ผลมรรคเป็นเหตุพอ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มรรคเป็นผลเป็นมรรคเป็นผล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ี้佛佛跟我们教导的是啊苦集灭道。刚才他有讲。 苦集灭道，这个四圣谛。那么，这个多动禅的修行就是跟四圣谛一模一样的啊。我们坐在这儿就看到了苦。那么苦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通过觉知，大家都清清楚楚。这三天啊，苦的原因是什么？它一来，念头一来，烦恼一来，你马上觉知。觉知觉知到什么？觉知到说苦。 那么灭到，我们通过多物禅的啊手部动作和机器，那么就可以让你远远的离开这个苦。所以多物禅的修行跟四圣谛是息息相关的啊，是同样的道理，大家应该能理解得到。老婆就在念，有那个依萨谛嘞，拉巴提巴尼萨谛跟。 เข้าข่ายอริยสัจสี่ไปเลยมันก็เห็นอยู่เนี่ยเช่นเช่นทุกสมุทัยในโลกมรรคเป็นภาษาบาลีนะพอได้เข้าใจนะทุกสมุทัยจีเงินยเก่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อริยสัจสี่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ก็เห็นทุกคือ 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ทุก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ในการรู้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ภาวะ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กาย เช่นปวดเป็นเมื่อย เป็นร้อนเป็นหนาวเป็นหิวเป็นกับเป็นถ่าย นี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เป็นสภาวะทุกข์ธรรมดาอย่าเอาม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ใจ那 跟完全的休息跟人跟这个自生病是息息相关的。那么，啊，我们啊老师又强调一遍，我们坐在这儿，好苦啊！烦恼来了，好苦啊！啊，一举手，一投足都是苦，对吗？大家一定会回答说对。那么，灭恼，我们有一个方法给大家。了。那么，通过手的动作，通过自然的轻松的惊喜。 就可以达到一个离苦灭苦的啊一个啊目标。คามทุกข์จะมันเกิด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จากสังขารทรงแต่งอันละเหตุขาดไม่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ละได้ทุกข์สภาวะทุก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ต้องบรรเทาทุกข 光破光落光落，安那那，安住阿黎菩萨，安住萨摩泰，安住桑坦，安那那。哈哈，没关系。因为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无常苦，无常苦，还有我们身体上的疼痛。 在背后这些。 或者十五个动作，十四个动作，那么又通过这个自然轻松的这个精气，啊，那么通过你不断的用功精进，你一定会远离这个苦的，你一定会啊找到一条佛陀曾经走过的路。啊，老哥，他好精，很菩萨，好精，你再他没有精，你精内在他没有 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ก็มีอยู่จริง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ก็มีอยู่จริง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ไม่จริง แต่ไม่จริงแต่มันมีอยู่ 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 แต่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ก็จริงขนาดที่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ทำได้อยู่ มันหล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หลงมันทำได้อยู่ มัน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มันทำได้อยู่ 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นี้ เราทำอยู่อันนี้กันเราทำ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ี้กัน คือว่ามันเป็น 我们就来用这个，昨天讲的没有一个我啊，这个全都是假象、幻象。然后，就像我们讲的一切如梦幻泡影的，啊，那老张说，我们就来借这个假的去修那个真的啊！你不借这个假。 哪里修来的真的都是假的，烦恼来了是假的啊。那么有这个才能找到真。身体上的疼痛来了是假的，但是没有它你就找不到所谓的真理，啊，你也不可能产生智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啊啊如实的啊来观照、来看、来觉知当下的。 发生的一切，不管是身和心，啊，出现的一切，那么让我们的智慧真的在这七天内啊，能够升起。放农在右之界，放农在右之界，放禄在右之界，放禄在右之界。无论是谁，无论是从哪，它能得诸佛，它有农，它有禄，有。刚才就是说，我们见。 ถ้าเราไม่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เป็นทุ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็ไม่เห็นมันจะไม่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หมือนเราไม่มีตาไม่ลืมตามันก็จะมองไม่เห็นตาในคือ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นี่มันเห็นเห็นทั้งกายเห็นทั้งจิตหรือว่า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ั้งจิตมาเห็นมาดูอันนี้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มาศึกษามาหลงมาย่อย ได้ประสบพบเห็นกับสิ่งที่ผิดที่ถูกได้บทเรียนจากสิ่งสิ่งที่ผิดที่ถูกน่ยาวไปไหมได้บทเรียนจากกายจากใจบทเรีย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บทเรีย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รู้บทเรีย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ผิดความถูกมันไม่เสียหายมันหลงก็ไม่เสียมันถูกก็ไม่เสีย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เสีย 我们我们应该看到的一点，啊，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，就是这个烦恼啊是很好的，这个苦呢也是很好的，酸痛啊，嗯，念头啊，不停的来啊，这都是好事。啊，那么他一来我们就觉知，就是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讲的，他老人家已经。 刚才强调就是我们讲的啊，烦恼即菩提。那么，它啊，烦恼一来你就觉知，你就觉醒就增强；啊，苦一来你就觉知，啊，你的觉醒又增强；啊，腰酸背痛一来知道了，啊，你就觉知，你的觉醒又增强。觉醒增强就是智慧的增长，觉醒增长，智慧增长，觉醒增长。 智慧增长，你看这个动中禅有多么的好啊！啊，最后我们的大家的智慧啊，都会啊啊，一定是达到一个圆满啊！我们大家还是要好好用功。我们盖盖新嘛，我学嘛，难了，撸了，刚没天盖新了，撸了，刚没落盖新了，撸了。 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เกิดที่รู้แล้วจ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 รู้แล้ว รู้แล้ว เหมือน อัญญาคน อัญญารู้แล้ว รู้แล้วเนี่ยอัญญาติอัญญาติวัตโพคนตัญโยรู้แล้วรู้แล้วนะมันจบไปแล้ว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 ต่อไปจะไม่มี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เพราะตายไม่มีสุขเพราะกายไมี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จิตใจเอาใจม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จะมีแต่ปัญญาไปเนี่ยรู้แล้วรู้แล้ว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 通过不断的觉知，啊，刚才他们讲到了无了，就讲这句话听到了，啊，他说通过我们不断的觉知身、觉知心，不管什么来都知道，无聊就是知道，啊，然后他说，啊，烦恼来了，知道了，啊，念头来了，我知道了，啊，腰酸背痛来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觉得心散乱，知道了。 好无聊啊！知道了，嗯，那么不管是身心所有出现的，我都知道了啊。佛陀就是这样的，什么都知道了啊。全部都这样嘛？到明年，这东西就不再被拖累了。到明年，这东西就不再被拖累了。然后是知道的。 知道到，从今以后，身体上所有的苦，啊，再也不会是我们的苦。然后我们也知道，心理上所有的苦，再也不会是我们的苦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它再也不会让我们再苦下去。 จบไปแล้ว เคย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รื่องนั้น เคยหลงไม่หลงเรื่องนั้น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ัญญา曾经为了那件事苦我苦了曾经啊为了呃所谓的呃一些东西 修行要学习的，就是要有智慧的东西。不管是做什么，如果如若能让你产生智慧，那你就好好的去学，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去练。啊，我们这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太有意义了啊！而且这次能来到这个禅堂里做这练习动作禅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 อย่าไปคิดว่า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หลง คนอื่นหลงเหมือนเรา คนอื่นแต่ไม่หลง 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หลง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มีความผิดสิ่นที่เรามี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นอื่นแต่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น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คนที่มี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หลง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นที่ล่าสมัยทุกวันนี้ก็ไปกันแล้ว 他将有龙，有狗，有猪，有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拉拉， 如果你还在迷，还在苦的话，你这辈子白来了，你这一次白来投胎了。所以一定要在这一啊这一时这一生，就让自己呢没有迷，没有苦。 นั้นจึงปัญญามันเกิดจาก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ก็ว่าโลกรู้ในกองสังขารที่ว่าปัญญาปัญญา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เนี่ยในกายในใจกายสังขารจิตตสังขารจบซะยกตัวไหวตัวเองถ้าใครยกตัวไหวตัวเองได้แบบนี้ก็ว่าทันแหลท่านีจ้说我们要 啊，把手拿起来爱自己，因为最有意义的智慧是从这个里面，我们自己的身体里生起来的。那么，所有的苦、所有的无常、所有的乐刚才讲，那都是从这个这个皮囊里面生出来的。所以，我们要自己爱自己啊，然后告诉自己可以吗？我知道了。 这辈子我没白来那么这个六祖禅呢，呢？就是在开智慧，开谁的智慧？开自己的智慧，开佛的智慧。你说不不 พู้ถูกเบิกไปเป็นกระแสเป็นทางไป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ไม่ใช่ไม่ใช่หลักพูดเราอยากเป็นอยากสู้นั่นอยาก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รู้แล้วจะ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ต้องคิดแค่นั่นให้ทำเราก่อนให้รู้ก่อนเนี่ย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ในใจย所有的人在没有修行之前，都是真实的大悲。刚才道然讲，都是会想要做些什么。 想要当个什么？他老在讲，想要当什么，就是想当老大、老二， <laughs> 都想要做些什么，想要当些什么，想要得到些什么。他用了三个词：想要做些什么，整天想要做这个，想要做那个；想要当什么，整天想要当这个，想要当那个。我要当老大，我要当他的妈妈，我要当经理，我要当什么？那么还想要得到些什么？ 整天想要得到，什么都想得到，人家有的都想有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不是一个修行人，修行人就是一直往前走，后不断的觉知，不断的跟觉醒在一起，这才是修行人，这才是佛陀教我们的啊。所以，通过这个觉知，通过你觉醒的提高，你的智慧会让你看到刚才老师讲的这些。 你是不会再去想要做些什么，想要得到更多，或者想要当个什么啊。管那么今天第四天，继续给大大家打气加油啊。